咱们上一期啊，老梁故事会超级版给大伙说了这个地府公务员档案，呃，咱说了大家熟悉的什么阎王啊，什么黑白无常，哎，咱们这期接着给大伙说其他的地府公务员是怎么来的，表达的是什么意思。说咱都知道判官说这厉害呀，铁面无私啊，绝对公正啊，那是绝对不徇私情，不未必都是这样。 咱就说这崔珏，大家公认的好判官，那绝对公平公正，也干过徇私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这个咱很多朋友啊，呃，可能知道一点儿，但您未必啊，知道的特别清楚。这事儿跟唐太宗有关。说你说了半天，怎么好像这崔珏呀、魏征啊，这唐太宗都那时候人？对，因为唐朝的时候，中国文化呀是非常灿烂的。 所以那时候的人物往往极容易进入我们这个神仙体系、神话体系。你比方说，现在家里贴的门神，谁？左边秦琼，右边尉迟恭。秦琼、尉迟恭，那唐代两位著名将领。这判官崔崔珏，他也是唐太宗时期的官儿。后来他死之后出过什么事儿呢？这个长安边上啊，有条河叫泾河，三点水，搁一个曾经的泾去了绞丝旁。咱们经常有成语叫泾渭分明，就泾河和渭水。 那是呃，这个水清，这水浊，分的很清楚。说这泾河龙王呢，是这个西海龙王的表弟，哎，也是龙族的人。龙王管什么呢？行云不雨，但可说好，了，龙王啊，行云不雨，他不全说了算。人家玉皇大帝告诉他，哪天下雨下三分，还下五分，都给定好了。那说白了，工作任务表都下达了，你就值班儿。 要有一年，这泾河龙王就发现呢，说怎么我手底这虾兵蟹将少了不少呢？一问呢，说被长安这块人呢给打捞上去了，说给当药引子吃了，这怎么回事？一问，长安城里有位了不起的算卦的，叫袁守诚，是个老道。这袁守诚算卦呢，带给人看病，他一看有疑难杂症啊，你到这泾河里头啊捞上鱼虾来当药引子吃就好。 这由于他这么一算卦、一看病，造成泾河龙王的徒子徒孙少不少。这泾河龙王来气，说：“我得整了他去，换成人形啊，就到长安城里找这袁守成。一看袁守成呢，在这大街上摆着卦摊啊，哎，围的人不少，来找他算卦的。说这神仙哪灵啊！泾河龙王想，我收拾收拾你，你再灵还能灵过我吗？你一个肉体凡胎，凑到里边跟袁守成说：‘先生。’ 那个，你算一卦呗？说算什么？我们家那种地呀，最近没下雨呀，这啥时候能下雨呀？为什么他算这呢？金克龙想，下雨的事儿， <laughs> 我不比你清楚多了。我看你能不能算准。袁守诚呢，掐指一算，哎呀，后天的午时，就中午那时分，能下五分雨，下不透，但可也够用了。 这泾河龙王说：“你要不准，我可砸你挂摊啊！而且你要真不准，我们全家呢，这吃喝都指着这呢。别说来，我打你一顿，甚至要你性命。”姚二成说：“这样，我要不准呢，你甭说砸我这挂摊你带刀来取我项上人头，我无怨无悔。”泾河龙王一想：“嘿，你这找死！正好我借这机会给我那些虾兵蟹将报仇。”就这么，泾河龙王呢。 回到这个龙宫里边，没想到一回去，这龟丞相来了。大王，玉皇大帝有旨，让你后天午时下五分雨，在长安地界上。与袁守诚算的是丝毫不差。这泾河龙王气的，想来想去，说：我下几分雨，我啥时候下？玉皇大帝不是天天都看着的，我改个时辰，少下几分雨，多下几分雨，玉皇大帝也不一定知道。 我拿这个难为袁守成就这么的，他私自把午时改到了下午。明明下五分雨少，他下三分雨。你琢磨琢磨，玉皇大帝多大能耐呀？明察秋毫。咱们看《西游记》，说孙悟空打上玉皇大帝，趴到桌子底下，快请如来佛祖，那是《西游记》糟践玉皇大帝，而且人小说里没这么写，电视剧拍的为显得孙悟空厉害。玉皇大帝的是上古大仙呐。 他经历多少啊？经历了一万七千五百劫，一劫是多少？一劫是一万六千年。他经历了一千七百五十劫，你说他得活多少年？那上古大神了不得，要不然天上能选那么一个窝囊废当皇帝吗？玉皇大帝明察秋毫，好你个泾河龙王，你敢违背我的旨意？这时候呢，就传旨下去，传给谁呢？反正你人间的事儿嘛，传给魏征。魏征那会儿已经被内定为。 赏善罚恶司的司长了，这么的魏征呢，在梦中接了这旨意，在梦中把泾河龙王给杀了，斩了泾河龙王。这泾河龙王死了之后啊，阴魂不散呢，他觉得冤，这么点事儿，玉皇大帝给我杀了，好你个袁守诚，好你什么？他就找袁守诚晦气。这时候呢，唐太宗比较欣赏这袁守诚，把他招进宫里当了国师，护着他。泾河龙王一口怨气呢。 就卸在唐太宗身上我非把你李世民弄死。结果他天天去闹去，到阴曹地府也告去，说这李世民袒护犯人。正好呢，阎王爷一打开生死簿一看呢，说这李世民当皇上啊，就能当十三年。十三年之后阳寿已尽，一看这日程到点儿了，让黑白无常把李世民魂勾来吧。李世民，你看人间是黄的，到阴间下完了。 都堆了，我怎我怎么皇上我正当来劲儿，怎么怎么就死了？那到阴间判他的事归谁呢？就是判官崔珏。崔珏当年在唐朝为官呢，一直得李世民提拔呀。一看这机会，咱得报答报答老上级。他干了件什么事呢？把生死簿打开，那上面不写着唐太宗李世民，怀有阳寿一十三年，一十三三个数字吗？ 这崔珏拿起毛笔，刷刷点点，在这一上下各添了一横，变成了“还有阳寿三十三年”，也就是说，扣了这十三年，他还有二十年。就这么在他的袒护之下、作弊之下，唐太宗李世民又从阴间返回去了，还阳了，又多当了二十年皇上。所以你查查历史，李世民在位三十三年，哎，就是这个崔珏给弄的。所以你看，这 这就中国是人情社会，再铁面无私的他得讲点人情，而且呢，咱们一说哪个皇帝好皇帝，那好皇帝犯点错也不是错呀。这就中国人呢，情比理大，理比法大，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里的呃一个弊端。所以你看，这俗说阴间大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也不都是那样，哎，这里头也有一些问题。 你比方说，都说阎王爷牛头马面，这铁面无私，不徇私情，该怎么弄怎么弄。那不有个笑话吗？说这个阳世间有个小子，外号马屁精，最会拍马屁，他还有文化，也干不少坏事说这到阴间把我弄地狱怎么办呢？他就准备了一堆拍马屁的词儿。见着阎王爷呢，阎王爷说你呀可做了不少恶，我准备罚你。一拍桌子一使劲，梆！阎王爷放了个屁。 这马屁精逮住机会了，哎呀，大王您真厉害！说我怎么厉害了？您高耸尊臀，红宣宝屁，一吸丝竹之声，仿佛兰麝之气也。什么意思？高耸尊臀，你那屁股真高贵；红宣宝屁，你这屁是宝屁；一吸丝竹之声，我听你放屁的声音跟奏乐似的，仿佛兰麝之气，就跟兰花和麝香似的。哎呀，打鼻子香，嚯，把阎王爷捧的。哎呦呦，你小子会说话，不错不错。 呃，这么着吧，你还转世投胎为人，去之前，在我这小灶，我后边有食堂，你炒俩热菜，你先吃点喝点，让牛头马面带他下去。这牛头拽他走啊走啊，他一看着牛头拍马屁，那劲儿又上来了。哎呦，哎，你你这这先生您可厉害，您看您这长相，这牛头知道自个儿什么长相，跟老牛一样啊。他说你看啊，你看您这眼睛，您看您这脚，您是。 两脚弯弯，有如天边之月；双目炯炯，魂似海外之星，跟天上的月亮星星。把这牛头给拍的，哎呀，呃，大王，请你那那小灶那饭还得炒一会儿，你先上我们家，我搁点好茶招待你，呃，正经的龙井茶。你看，拍马屁啥时候都有用。所以这个是咱看，呃，为什么阴间有这些传说？他跟我们阳世好多事情啊。 都贴合的非常非常紧，所以这刚才呢，咱给大伙说了这个阴间的最高司法长官判官，最高行政长官阎王，最高宗教领袖地藏王菩萨，而且刚才也说了，他有这个公检法各个部门，检察院啊也有，法院也有，阴律司查查司。有人说那公安局什么机构呢？哎，公安局在阴间也有，阴间的公安局局长是谁呢？ 这个人可是大大的有名，钟馗，咱都知道捉鬼的钟馗。这个钟馗呢，也是唐太宗那时候的人。你这都奇了怪了，好像那会儿跟阴间又有缘。这钟馗呢，当年呢考上状元了。咱都知道状元呢，三元及第嘛。说你这个乡试、会试、府试，乡试你考举人呢叫解元，第一名叫解元；会试你考第一名呢叫会元。 然后呢，会试最后到殿试由皇上钦点，你还是第一名，叫状元。所以这个解元、会元、状元，这叫三元及第。那钟馗呢，就三元及第，按定他该是状元。大臣都定好了，到唐太宗最后拍板的时候，一看这钟馗长得蓝脸儿、红胡子，那牙都呲嘴外去了，凶神恶煞一般。唐太宗不喜欢，不行，你不能当状元。 各位，你们是不知道，封建社会里头，那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前三名差不了太多。但是最终决定谁当状元呢？皇上得看谁长得好，倒不一定说你多漂亮，说非得是大帅哥，而是什么呢？皇上看你这面带喜庆，觉得吉利。所以很多状元的才学不见得比榜眼、探花强。 就是他长了一张有福之相，这人真有福，一看就能活到死。皇上就喜欢这样，所以这钟馗长得凶神恶煞，唐太宗不喜欢，就没录取他。钟馗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状元的，这番羞辱如何受得了？当时一股气儿撞死在金銮宝殿上，那大柱子一头撞死了。唐太宗就在会议，抬抬抬抬抬去。 在这之后不长时间，唐太宗就做噩梦，什么噩梦？梦着小鬼追他，把他吓得浑身是汗，没地躲没地藏。哎，追着追着，突然拐角站出一位来，蓝脸红胡子，牙都呲外边去了，把小鬼拽着撕吧撕吧，就给吃了。醒了之后一琢磨，哎呦，救我之人不就那钟馗吗？那长相，蓝脸红胡子，牙呲着。就这么，据说跟阴间一说呢。 这钟馗死之后到阴间，阎王爷一看说：“你这人还不记仇，还挺公道，而且你呢，鬼还都怕你，你你就当阴间的公安局局长吧。”就这么的，钟馗就是阴间公安局局长。他下边管谁呢？刚才咱们说这个赵庄快这些人，你你像这个牛头马面呢，呃，最典型黑白无常。啊，黑白无常就是他手底下的，就是刑侦大队的正副大队长。 反正谁挣谁负，咱甭管了。所以这是阴间的公检法机构。你看我这么一捋呢，你是不是大致就清楚了整个阴间这个公务员各个方面的构成？当然，在阴间呢，呃，这些公务员起备了呢，他还有一道程序，就这魂来了，怎么打发这些鬼？如果你在阳世间呢，那好事做的都没数啊，功德攒太多了，好办。 阎王呢，跟判官一商量，给你推荐到天庭上去。玉皇大帝一高兴呢，留在天上做神仙吧。你这一下子就就就了不地了。那么你要是作恶，那坏事都干尽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也不能让你转世投胎那么痛快，先到十八层地狱。这咱们就说到常说的这十八层地狱了。十八层地狱是什么呢？也根据你。 犯的罪过的种类，给你分头来。比方说呢，你这人心眼坏，净黑别人，净干坏事良心大大的坏了，那怎么办？你下叫挖心地狱。这地狱里边呢，这些工作人员呢，把你五花大绑绑上，唰往胸口喷一瓢凉水，搁尖刀把你心挖出来，罚你。说你这个在阳世间呢。 花言巧语搬弄是非，张长咧短，撒蛤蟆五只眼，背后净讲究人不是，弄得人家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的。就说你这舌头啊，总惹事儿，那就下拔舌地狱，进里头就把你摁那，嘴张开，这帮人都跟牙医似的，把钳子探进，把你舌头薅出来。你看，就这就反映老百姓对这类人的痛恨。所以这十八层地狱，这是一类。十八层地狱呢，是阴间里头的最底层、最遭罪的地方。 低的不能再低了，所以咱们看开玩笑说，您比我这地位可高多了，您在上，我在下呀。您高到哪儿呢？您到三十三层天，到玉皇大帝住的凌霄宝殿，您在那凌霄宝殿的最顶层的阁楼上边，把着那避雷针。你看你高不高？我可就低了。我呢，下到阴曹地府，进到十八层地狱最底层。 有个小煤窑，我在那煤窑底下给他掏下水道，你说我得多低吧？你看，这是对十八层地狱的比较形象的一种比喻。所以这是呢好和坏，当然呢绝大多数人呢不好不坏，半好半坏，有时候犯坏，有时候还呃发善心。所以这些人怎么处理呢？那就正正常常的转世投胎。所以这套理论呢就跟佛教接上了，佛教讲嘛， 人有六道轮回，哪六道呢？天道、人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、阿修罗道。天道呢就神仙，人道就转投胎为人，阿修罗呢在这个阴世间呢也管点事儿。恶鬼道那那不用说遭罪，地狱道更遭罪，畜生道就转世你你你当畜生吧。这当畜生呢这这挺有意思。说有个教书先生呢，胡乱的教学生，白字老先生。 他呢，教学生教的国语里一句话，叫“临难勿苟免，临财勿苟得”。这“勿”字怎么写呢？就是母亲的“母”啊，下边不是那一点里头，是伸出来一撇。这字咱们有不少人还认识，当姓哎，意思是呢，你见到钱财呀，不要就想着这个，呃，是很苟且的把它这是你的；遇到困难呢，不要就想着你就躲开。 哎，临难母狗免，临财母狗得。结果这白字老先生教学生的时候呢，把这字念成母了。临财母狗得，临难母狗免。你这母狗多便宜啊，是不是？好事都他占去了。完了到了阴间，阎王爷就说：“你这样，我得罚你，罚你来世为畜生，别当人了，你不会说人话。”结果这先生说：“那就就不当人，我也得当母狗。”阎王说：“你怎么非挑母狗呢？那临财母狗得，临难母狗免，你到那儿还说白字儿呢？你看。” 所以这畜生道，这六道轮回啊，叫顺成人逆成仙，都在其中颠倒颠。就你顺着来啊，早上起来吃饭，中午吃饭，晚上吃饭，晚上睡觉，三个宝一个倒，这你是人；逆着来，我不食人间烟火，吸风引路，我不吃东西，这你就能修成神仙。但无论是人还是神仙，还是畜生、恶鬼、恶修罗、地狱，你都在六道轮回这圈子里转颠倒颠。你这辈子是人，下辈子是狗，再下辈子神仙，再下辈子恶鬼，你转不出去。 怎么能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呢？佛教告诉你得修佛。你这儿呢，想到修佛，西方三千莲花世界里就有个花骨朵，莲花骨朵，这叫一念起三千。你一心向佛，最后你修成了，就可以跳出六道轮回，不受这个永恒的生灭之苦。所以呢，人间的这一套转世投胎呀、地狱呀、当神仙呢，其实也是跟佛教的六道轮回理论相配合的。 那么刚才我说，大多数的人是什么？得转世投胎，下辈子还当人。那么这转世投胎怎么办呢？判官判完了，你转世投胎走吧，来世到谁家谁家，走哪儿呢？再从鬼门关出来，走黄泉路。这时候是另一条黄泉路，这条黄泉路两边呢开着花，什么花呢？只开花没有叶，这花叫彼岸花。 我不知道您各位看没看过那个呃，黄渤他们演过一个电影，就是那个盗墓题材的电影，那里头不就有那个彼岸花吗？那个形，那是象征着阴间。这个彼岸花开到头的地方，黄泉路到头了。这时候呢，有一条河，这个河叫忘川河。这忘川河上呢有座桥，这个桥叫奈何桥。这怎么叫奈何桥呢？ 这奈何呀，来自梵语，古印度语言，奈何就地狱的意思。这忘川河下边啊，你看着都是些黄汤子的水啊，挺恐怖，里头还有铜蛇铁狗，你一旦掉下去就就就咬你。反正看着挺凶险，但是奈何桥的尽头那儿啊，有个小土台儿，土台儿旁边站个老太太。这老太太是谁？有意思了。 这老太太叫孟婆，一说这俩字你想想，哦，什么孟婆汤对吧？哎，这老太太就是给你喝孟婆汤的。说孟婆汤干嘛的呢？你想想啊，你在阴间判官也告诉你了，你转世投胎到谁家谁家。你要一出生记着，说我到谁家来了，我上辈子是谁，这天下不乱套了吗？那还了得吗？所以这老太太要干嘛呢？ 给你一碗孟婆汤，你在这儿喝完了，就过了这奈何桥。奈何桥是什么？阴间跟阳间连接的地方。你从奈何桥过去了，那头转世投胎，你就再世为人了。喝了这碗孟婆汤呢，让你把上辈子所有的恩怨情仇、所有的记忆，全部在你大脑里抹去，干干净净的，咕咕坠地的婴儿再次来到这世间。孟婆汤是干这个的。 有人说这孟婆汤这么神奇吗？是神奇。你知道刘德华有首歌啊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还我一夜不伤悲。忘情水是什么？就是孟婆汤。你要不知道什么是孟婆汤，你就想想刘德华那歌《忘情水》，就是孟婆汤。说这孟婆汤什么做的呢？人一辈子呀，你总有掉眼泪的时候。说难受掉眼泪，我身边人去世我掉眼泪。 我高兴喜极而泣，我也掉眼泪。好，这孟婆呢，就把你这一辈子呀，掉这些眼泪，喜怒哀乐的时候掉眼泪，收集到一块儿，给你攒下这一碗汤，让你把这些所有前世的情感，喜怒哀乐不是情感吗？喝下去，这汤分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。喝完之后，上辈子所有的事儿你就都忘了。有人说我不想忘，那也不要紧。 你过这桥的时候呢，它旁边不有个小土台吗？那土台叫什么？叫望乡台，什么意思？说我转世投胎，上辈子的事我都忘了，我舍不得忘啊，我留恋我的老家，我留恋我的亲人。好，站在这土台上回头看，你能看到你上辈子阳世间那些事我爹我妈，我儿子我媳妇儿啊，我同学我老师我单位我公司，我我我开那车，你全能看着。 但是看完之后，一仰脖喝下忘情水，喝下孟婆汤，这些事就都忘了。所以你听相声，听师傅经里边唱的，同一天来到了，来到了鬼门关呢，死去的那个亡魂呢，两眼就泪不干。第二天来到了，来到了望乡台呀，死去的那个亡魂呢呀，回呀嘛回不来到望乡台，你就回不来了。那这些谁安排的？ 我佛爷，如来爷，嘛啦嘛啦嘛咪哄，嘛咪哄，这都是佛祖安排的。那么说，地府的公务员，咱刚才说到说了半天，就说这么一个女性孟婆，说这老太太怎么管这事儿呢？你看这个阴间这些公务员，要不就是明眉瞪目，要不就凶神恶煞，唯独孟婆是个老太太，还挺慈祥的。她是怎么来的呢？有几种说法。 第一种说法是什么呢？孟婆就是孟姜女，姓孟吗？这孟姜女当年呢，万里寻夫，结果这个丈夫万喜良呢，埋到长城里头了。这这这孟姜女也恨呐，这自己丈夫被秦始皇的暴政啊给弄成这样。秦始皇一见孟姜女挺漂亮，还想有点想法。孟姜女来气了，好你个秦始皇，你个流氓，你敢动我！秦始皇流氓，你敢合在一块就禽流感。 据说禽流感就从这儿来的嘛，说孟姜女呢，冤气挺大，死了之后到阴间，阎王爷说：“你呀，不要带这么大冤气儿啊，这都天注定的事儿。我看就给你个活吧，你熬孟婆汤，你劝大伙把这些恩怨都忘了，别带着这么大怨气来，对自己不好，气大伤身。”说孟姜女是孟婆，但是这个你听着它不合理，不近人情。还有种说法很对，说孟姜女这孟婆呀。 上辈子就是个大美女，行吗？她跟自己的这个意中人呢，俩人都好的不行了，可是呢，双方父母不同意，俩人一来气殉情了，喝药了，死之前定好的，说下辈子咱俩转世为人还做夫妻。这么到了阴间再转世为人呢，这个孟婆就等啊，等那个前辈老公找自个儿。 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等了二十年，生生由一个漂亮女孩变成老太太。她一来气，走遍各地找，真找着自个儿丈夫了。结果自个儿丈夫转世投胎之后，娶了个有钱的小姐，把她给忘个一干二净。哎呦，把她给气的，一气之下回去上吊了。到了阴间之后呢，越想越气，天天就唉声叹气。这时候判官就劝他说：“你何必把自己陷入到痛苦的轮回呢？”啊！ 放过自己，你才能高飞呀！无所谓啊，无所谓，这是谁会爱上谁，别管这个。那是判官会唱杨坤的歌啊！反正这么一劝，这孟婆一琢磨，可也是。他，你看我这样的，不光我，好多人陷到感情的漩涡里头。明知爱情似流水，管他去爱谁吗？咱也别美酒加咖啡了，咱干脆就来碗孟婆汤吧。 这叫厚地高天，勘探古今情不尽；痴男怨女，可怜风月债难偿。所以孟婆干起了劝善度化人的职责，哎，就是把这孟婆汤熬出来，给大伙一一喝下去。所以这个，我觉得作为孟婆这个传说，呃，这这个还比较靠谱。那么说这个孟婆呢，干的这个事儿呢，在中国各个民间传说里经常有，你说奈何桥上你不行，喝碗孟婆汤。 上辈子这些事儿啊，能忘都忘了吧，能散都散了吧。我想这一点，它也反映了中国人的，呃，某种独特的生存哲学。什么生存哲学你看这个孟婆的故事，像不像香港电影《胭脂扣》？梅艳芳、张国荣演那个，什么十三少转世投胎，俩人说好了一起，结果没守着这如花，如花这鬼就来到阳世间找这十三少，像不像这个？挺像。 就是人世间这种悲苦没有尽头，如果你陷到这种恩仇恨这里边来回打转，你永远也走不出来。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大智慧，这种大智慧是什么呢？就是忘记。比方说别人伤害了你，你跟他有仇，如果你去报仇，叫冤冤相报何时了，没完没了，没个头。所以说冤仇易解不易解。有人说说这是仇，那别人对你有恩，你不得记着吗？ 如果你总记着别人的恩，你就想我什么时候能还他。那么这个事儿，它就会影响你很多的判断。像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很坏，他也不哪一次突然间对你办了件好事，你念念不忘，回头你可能包庇他，你可能助纣为虐。所以这些恩和仇，它其实是一种好处跟坏处，它是很功利的，它不应该影响你对这个世界和对他人的判断。 所以，太上忘情的概念是什么呢？忘掉恩和仇。何况对你有恩的人，要念念不忘让你报答他，那也不是真有恩。就为恶而为人知，恶中有有善路；为善而及人知，善出即是恶根。所以，孟婆这事反映了中国人呢为人处事的一个大智慧，就是你真要是有这样的恩和仇，你最好是把它忘了，一了百了。就我们可以。 轻松自在的活在这世上，不被恩仇带来的功利因素所影响。你一旦记着恩，记着仇，你的行为难免就失去准则，就很难做到公平公正。就像这个基督教的新教，就加尔文教派强调的，就说你信上帝，为什么要信上帝？新教就讲的这个：如果你信上帝是为了得好处，那你还是别信了。那说明好处比上帝大，你是为了好处才信上帝。 而这种信仰是无条件的。你要是相信上帝，那你就不要想到他给我带来多大的好处，否则一旦上帝不能带来好处，你不就不信了吗？这叫什么信仰啊？这不是真正的信仰啊！所以这是欧洲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留下来的，就是加尔文教派，他强调的是信仰的这种纯粹性，而不是功利性。我想呢，东西方这些先哲在这个大智慧层面是有共通的地方。 像孟婆这点上，让你忘掉原来的事儿，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，它其实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感情绝对深，你也可以不会忘情。比方说这个刘三姐的电影里边，阿牛哥跟刘三姐对唱的山歌里有句台词是非常感人的，歌词是什么呢？连就连，咱俩定交一百年，哪个九十七岁死，奈何桥上等三年。 就我到奈何桥，我不喝这孟婆汤，我等着你，再等三年，咱俩凑够一百年的定数，然后再转世投胎，期待来生再见。所以今天我给大伙说了地府这些公务员的档案，其实是呢，就像我讲神仙体系一样，全方位的勾勒出整个阴曹地府这些传说从什么地方来的，他想要表达什么。其实还是我开篇时候讲那句话，他是我们对人世间种种恩怨。 种种不满，把它变成一种美好的愿望，希望在阴曹地府里能够得到公正的裁决，能够好人真正的有好报。所以我说，阴间作为跟阳间平行的另一个世界，它其实是镜子里的阳间，或者说更加美好版的一种阳间，一种终极版的阳间。所以在一定程度来讲，你了解阴曹地府，比了解天庭，比了解神仙，可能对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更加有帮助。 所以您听完之后啊，也别忘了把这些掌故能记下来，茶余饭后啊，喝个小酒啊，跟朋友家人聊聊这个，也许能对我们这个人情社会有更加剔透的认知。